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集。林青霄并不知道天宇星君在心里想什么，他和天宇星君详细禀告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，尤其是魔族不胜其详。他们说到一半。 同样在外鬼混的叶子楠和邹继白回来了。叶子楠一开门，发现里面有这么多人，立刻把手里的东西扔到邹继白怀里，自己则恢复云州王世子的高雅模样。邹继白只是愣了一下，就来不及甩锅了。天宇星君对此装作没看见。既然不在先族的地盘上，天宇星君也不去追究这几个人去了哪里，做了哪些事儿，只严正说道。 这几日你们辛苦了，这次任务你们完成的很好。接下来会有专人接手，你们无需再操心这件事。今夜休息一晚，明早就启程去三清天吧。三清天，邹继白和洛寒对视一眼，都对着突如其来的转折消化不及。三清天，不正是天界人人引以为傲、至高无上的天宫南天门所在地吗？ 都不等洛寒、邹继白这两个土包子震惊完，林青霄接话道：“诛仙石和吞元兽多在外面耽搁一日，便危险一日。不必等明日了，今夜便可启程。”好，天宇星君一口应下，站起身说道：“你们去收拾一下行李，一炷香后在此处集合。飞舟就停在大明城外，随时可以启程。你们四人及吞元兽、诛仙石，会由我亲自带队，一起送往三清天。” 希尔米海，暮色渐沉，林中泛起茫茫的雾。云梦涵站在树下左顾右盼，时不时踮起脚张望。突然，他眼睛一亮，飞快的对一个方向招手：“大公子，我在这里。”从林中，一个人影分开白雾走来，正是林崇玉。林崇玉脸色不算好，看到云梦涵才短暂的浮起些笑意。 梦儿，云梦涵立即提起裙子飞扑到林崇玉怀里，林崇玉张臂稳稳接住他。才几天不见，就想我了？云梦涵抬头，嗔怒的瞪了林崇玉一眼。大公子，林崇玉噙着漫不经心的笑，看着风流倜傥，却没有多少笑意抵达眼底。哼还叫我大公子？云梦涵脸红。 他飞快地瞥了林崇玉一眼，低头磨磨蹭蹭喊道：“崇玉，看来你还是记不住啊。”林崇玉笑着说：“上次我让你叫我什么？我看你哭得可怜，怜惜你，才暂且放过你。没想到这才过了几天，你又忘了。”云梦涵听到林崇玉提当时的事儿，脸都红透了。“崇玉，嗯。” 云梦涵结结巴巴的改口：“夫君， <laughs> 这才对嘛。”林崇玉总算满意了。云梦涵说出这两个字后，脸颊爆红，他害羞的低着头，也就没有发现林崇玉和他说这些情话时，眼睛中并没有多少笑意。云梦涵沉浸在爱恋中，娇羞的问：“重玉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” 云梦寒还是不好意思直接称呼林清霄为夫君，此刻趁林清霄不注意，就悄悄换了。仙界保守，云梦寒多年来接受正统的先祖礼教长大，即便他和林崇玉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他也不好意思在未婚时就称呼另一个男子为夫婿。然而，云梦寒内心里已经认定了林崇玉，此刻便真的将他作为夫君来担忧。 自从吞元兽消失后，转眼间又过了一个月。这一个月中，他们九寻吞元兽未果，连林清霄和洛寒也一直不见踪影。有人怀疑这两人已经遇难，云梦寒却笃定绝不会。二公子多半只是被困住了。以二公子之能，无论谁遇害，都不会是他。这几天，他们一边追寻吞元兽，一边寻找林清霄和洛寒的下落。 曾经凝成一股绳的仙界弟子们顿时成了一盘散沙。十天前，林崇玉带人遇到魔族，林崇玉不顾危险和魔族交手，虽然最终逼退了魔族，但是林崇玉也受了重伤。林崇玉眼睛闪了闪，说：“没什么大碍，虽然不见好，勉强也能保命。”云梦涵一听就着急了：“这么严重吗？要不我再放些血给你？” 这怎么能行？林崇玉按住云梦寒想要自残的手，说：“你前两天刚放过一次血，失血太多，会有损你的健康。”我没事。云梦寒一口咬定说：“失去的血补一补就回来了，我自小自愈能力强，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的。”林崇玉没有接话，他不说同意，也不说不同意，而是突然戏谑说：“哼。” 你这是在担心我？你这是说什么话？我当然担心你了。云梦涵说着就要拿出匕首割脉，林崇玉按住他的动作说：“不必了，我的伤不是药能治好的。”云梦涵惊讶：“什么？我十日前和魔族交手，被他们趁虚而入，在体内打入魔气，如今魔气日日夜夜侵蚀着我的伤口，魔气不出 我的伤根本不会好，吃再多灵丹妙药也没用。云梦涵十分震惊，他只知道林崇玉被魔族打了一掌，万万没想到事情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。云梦涵焦急，绞尽脑汁的想什么药可以驱除魔气。林崇玉垂下眼睛，眼眸中划过暗光。云梦涵提出的那些办法全然无用，因为他体内的魔气并不是被魔族打伤。 而是自然产生的。那天吞元兽消失时，林崇玉已经察觉到自己不对劲儿，他好像被人算计了。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他已经放开了困魔锁，只能一条道走到黑，割断对面的困魔锁，然后将所有责任都推卸到林清霄身上。毕竟林崇玉故意松手没有证据，但是林清霄打他那一掌，却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。 林重玉离开后，发现自己体内有魔气，他几次驱逐未果，只能铤而走险，主动和魔族交手，故意让魔族打他一掌，这样林重玉就可以对外解释，他体内的魔气是被魔族打伤后留下来的。然而，这些话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。等出去后，他总是要面对古行星君、天宇星君，甚至中山长老们的质疑。 云梦寒又说了好些办法，林宠玉听着心烦，打断说：“好了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不要瞎出主意了。此事我自有安排。”云梦寒吐了吐舌头，说：“好吧，我知道我学艺不精，不如你知道的东西多。但我也是担心你嘛。”林崇玉现在完全不想提魔气的事儿，他脸色淡淡的，直接换了个话题问：“你呢？” 这段时间怎么样？云梦涵感觉到林崇玉心情不好，他以为他是因为受伤才情绪差，所以云梦涵没在意林崇玉的口气，而是越发温柔小意说：“我很好，这些天我内侍丹田，发现灵气比以前凝实很多。怪不得那么多人双修，这可比我辛辛苦苦打坐修炼快多了。”林崇玉轻佻的笑了笑。 故意在云梦涵耳边吹气。那这样看来，我们以后可要经常双休啊！云梦涵含羞带怒地嗔了林崇玉一眼：“讨厌，说什么不正经的呢？”林崇玉正要顺势调情，突然眼神一凝，他眼睛中的欲色迅速如退潮般散去，顷刻间就恢复原来模样。他如一个陌生人般。 对云梦涵说：“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你先回去吧。”云梦涵没想到两人正在甜蜜，林崇玉突然就冷淡了。他抬头表达不满，可是等看到林崇玉的表情，云梦涵最终将所有话咽下，说：“好，那我先走了，你注意养伤。”云梦涵又委屈又沮丧，还带着些许屈辱感。 然而，林崇玉此刻完全没有哄云梦寒的心情。等云梦寒走远后，林崇玉冷着声说：“既然已经来了，那就出来吧。”魔族护法慢慢浮现在树林间，他看到林崇玉，调侃道：“哼，那个小美人对你情根深重，你说走就让人家走，未免太不怜香惜玉了。”林崇玉脸色阴沉，说。 我和他之间的事情，轮不着你们来指指点点。你来做什么？为何偷听我们说话？自然是想再观一场活色生香的大戏。大公子体力之好，令人钦佩。只可惜没看成啊！林崇玉被这样的话激怒了。就算他是男人，对操守之类的要求低，也不喜欢被人围观私事，还被魔族几次三番挂在嘴上。林崇玉厉声喝道。 你到底来做什么？再不说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魔族护法听到这些话都笑了，哈哈，不客气，你能对我怎么不客气？你自顾还不暇呢，竟然妄想威胁我？你靠受伤掩饰体内的魔气，也就骗骗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先祖罢了。等到了外面，古星天宇等人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你与其在这里威胁我， 不如好好想想，等出去后如何和外面那些人解释。林崇玉怒从心头起，但是又不得不忍住问：“你到底在我体内放了什么？之前围剿吞元兽时，我为什么会突然失控？”不要给别人甩黑锅，你攻击同门、暗算兄弟，本就是你自己做出来的，可不是身不由己被人操纵。”魔族护法讽刺道。 大公子习惯了给别人扣帽子，你弟弟不反驳，我们可不会做冤大头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